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三百零二集，林青霄和洛寒行礼时，宾客们不敢发出声音，全都安安静静的注目着。一休坐在席中，悄悄捏碎了一块黑玉符。 一股看不见的黑气从宴席上扩散，慢慢往最前方的高台上飘去。一休安心地等着接下来的事情。这里面是能勾动林青霄心魔发作的引子，只要林青霄闻到，必生心魔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若现出心魔丑态，一休立刻就能发难。 到时候，乔装成仙族的叶崇玉和红莲妖王会借机攻击。至于那两人能不能杀了林青霄，一休并不关心。他需要的只是天地失德这个幌子。一旦林青霄身上有了瑕疵，一休就会有机会将其拉下地位。之后，一休会以除魔卫道之名当场击杀叶崇玉和红莲妖王。到时候，他既有功劳，又有声名。 继承地位将是顺理成章。和叶崇玉这个叛徒合作， <laughs> 一个仙界的叛徒，一休怎么可能真的相信他呢？一休存夺引子已经飘散的差不多了，林青霄的心魔该发作了，他的手上甚至已经做出攻击的样子。可是，眼看林青霄和洛寒夫妻对拜完成了婚礼仪式，心魔还是没有发作。 怎么回事？一休惊讶，机会稍纵即逝，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发作的机会不会有第二次。一休来不及思考，又捏碎了第二块黑玉。这一次，印子无论如何都该够了。事实上，确实够了。洛寒感觉到袖子中的龙鳞蠢蠢欲动，时刻想要脱困而出。他将其压制住，继续进行自己的婚礼。 没想到那些人不知好歹，竟然加重了引子。逆鳞再也控制不住，从洛寒袖子中飞出，化成一团张牙舞爪的黑雾。宴会众人突然见刚刚成立的天后身上飞出来一团魔气，顿时大哗。一休愣住了，怎么会是从洛寒身上飞出来？他直觉有些地方不对，可是事先安排好的人并不知道应变。 他们立刻跳出来，高声嚷嚷道：“天后身上有魔物，他是魔族。”这句话可谓一时激起千层浪，殿堂中尖叫声、质疑声此起彼伏。风雨家愤怒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美目怒瞪：“怎么可能？”邹继白知道事情不对，立刻带着手下往礼台跑去。黑雾在殿中绕了一圈，满意地看到下面的人被吓得大叫。 他凝成一个扭曲的人形，对着高台上的两人叫嚣道：“你们作孽多时，这是你们的报应。”洛寒看着那团黑雾，缓缓道：“天底下，还没人能报应我。”洛寒当然认出来这是魔神的气息。他们两人可谓是结仇良久，如今也是时候彻底做个了断。洛寒上前。 被美丽但是沉重的裙子拖住，他无语地拉着身后的裙摆说：“真沉，帮我拿着。”洛寒脱下最外层的大袖衫，扔给林青霄。林青霄接住他的衣服，轻声说：“自己小心。”我知道。洛寒脱去大袖衫，果然行动轻松很多。他看向正在大殿中乱窜的黑雾，笑了一声：“魔神。” 既然来了，何必装神弄鬼？你的对手是我。从一开始，这就是神之间的战争。洛寒声音中含了法威，虽然不大，但是穿透力极强，整个三清天都回荡着他的声音，天威冥冥，宛如神音。乱成一锅粥的宾客又狠狠吓了一跳。他刚才说什么？神之间的战争？ 他们只知道，英明俊美的天帝陛下突然提出要大婚，对方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子，家族身份、父母都不详。众人以为这是一个飞上枝头的平民女子，不知道撞了什么大运被天帝看上。为臣者不能质疑天帝的决定，可是不免有人对洛寒不以为意。甚至今日大婚上，他们看到了洛寒的容貌。 不由得想，长得这么好看，难怪能被天帝相中。不过终究是个没能耐、没背景的平民女子，成不了气候。甚至已经有家族盘算着，等大婚风头过后，就可以将自家女儿送入天宫当妃嫔了。龙族可没有一夫一妻这种讲究，素来是强者至上。至于正式位置，暂时让洛寒站着也无妨。 等自家女儿生下孩子，有的是洛寒自请下堂的时候。宾客以为这是个麻雀变凤凰的美貌寒门女，日后多半是个贤良淑德但什么都不敢管的天后。但谁能想到，他们竟然看到精致美丽的新娘脱下嫁衣，气势汹汹朝着黑屋而去。 素来以能打而闻名的天帝陛下，接着他的衣服，理所应当地站在后方，仿佛在等待他战胜归来。信息量有点大，洛寒实在烦透了魔神了。今日他们之间必须有个决断。洛寒脱掉累赘的大袖衫，手中蓄起神力，直接朝着黑雾而去。黑雾也化为人形，和洛寒正面对战。 黑雾很快就意识到，他的神力不敌洛寒，毕竟如今的他只是一块碎片，实力和全盛期不能比，而洛寒是一个正值上升期的年轻神灵。黑雾撤去力量，化为一道黑烟，快速逃遁。洛寒收回手，紧随而上。洛寒和魔神碎片转瞬远去，刚才还庄严神圣的婚礼殿堂，顿时变得乱糟糟的。 林青霄揽着洛寒的衣服站在高台上，所有人的动向在他眼中都一览无余。林青霄看着那几拨人试图浑水摸鱼，轻声叹息：“ <sighs> 敢在我的婚礼上生事，真是勇气可嘉。”林青霄将洛寒的衣服收好，把每一处褶子都拉得整整齐齐。等整理好后，都没怎么看他动。 忽然对殿中一个地方打出一掌，正要悄悄离开宫殿的叶崇玉被打中后心，噗的一声吐出鲜血。魔尊，叶崇玉用力擦去嘴边的血迹，都来不及交代，匆匆地说：“快走！”魔族人不再掩饰身形，飞快往外飞去。红莲妖王见状也赶紧撤离。周继白铮的一声拔刀，喝道。 林清霄不紧不慢朝殿外走去，他身上穿着华贵威仪的婚服，一路走来风姿卓越，熠熠生辉。两边的人不由给他让出一条道路。林清霄走过人群时，淡淡的说：“昆山家主一休和魔界勾结，拿下。昆山所有人一并押入天牢，等候发落。” 众人一惊，不知道林青霄在说什么。然而亲卫兵没有任何犹豫，抱拳称是，立刻就要上前捉拿一休。一休怎么肯啊？他沉着脸，梗着脖子说：“天帝陛下，臣不远万里携妻带子前来恭贺陛下大婚，陛下竟然要将臣关押？臣为天界立下汗马功劳，贤帝在位时曾多次封赏，陛下此举……” 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林青霄在逆转因果之前，已经当了许久的天帝，力量达到六界巅峰。这些小鱼小虾在林青霄眼里实在上不得台面。林青霄头都懒得回，身上忽然爆发出一股威压，一休猝不及防，极力阻挡，但还是被压得跪在地上。林青霄的威压只针对一休一个人，可是难免会泄露些许。 大殿其他人被这阵威压吓得心惊，偌大的殿堂一时落针可闻。他们知道林清霄修为很强，还在灵仙的时候就能打败上仙父亲，在上仙初阶就可以越级挑战金仙前辈，成为天帝后，世间再难有让林清霄出手的场合。众人只知道林清霄修为进步很快，却不知道到底有多快。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